好，家都我哋都睇下嗰啲现场情况，有好多嗰啲纪念品啊，系咪派噶？别啊。